第六十三集，空荡荡的聊天频道里跳出林和熙的那行话。游戏里清理兵线的人定在原地，游虫倏然抬起头来，眼眸紧紧看向身侧，唇角止不住上扬的人。注意到他投来的目光，林和熙也跟着抬起脸来，神色镇定而无辜的回望他。是他要误解我们的关系，我什么都没有说。 见他仍是满脸不知悔改的模样，尤崇面露不善，将手机锁屏丢回中控台上后，从驾驶座里轻身靠向他，伸长手臂抵在副驾驶的车门边，将他困在臂弯里的方寸之间，似笑非笑道：“哼，既然你敢在游戏里打字，不如现在也开口叫给我听听。”林和熙眼眸轻眨，面上的困惑丝毫不像是作文 叫什么？尤虫伸手拍拍他的脸，毫不客气的道：“别装傻。”林和熙神情诚恳至极，没有装傻。他的眼里甚至泛起轻微笑意，嗓音略带促响，话里话外严格秉承不能只让尤虫一人占便宜的原则。你先告诉我，要叫什么，我一定叫。尤虫面露不悦。 目光不自觉落向他不断开合的嘴唇，你再装傻，我就……林和熙笑容不减，不慌不忙的打断他的话：“你难道还想要打我吗？”尤虫一怔，骤然止住话音，强迫自己将视线从林和熙的嘴唇上收回，面容沉沉的坐了回去。他觉得自己大概是疯了，竟然会想要去稳住林和熙那张喋喋不休的嘴巴。 停滞的车流终于动了起来。从自己的思绪中回神，尤虫发动车子跟了上去。林和熙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机，由于两人挂机太久，游戏已经结束。游戏退回大厅界面，再次回想起自己在游戏里发出去的那行话，他后知后觉般有点面上发热。他闭眼在椅背上靠了片刻，就睡着了。 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窗外已经完全陷入黑暗，身下的车处于静止状态，电台里还在放着不知名的慢歌，身侧驾驶座上空无一人。林和熙坐直身体朝车前看去，挡风玻璃外是海坝上寂静又空旷的停车观景区。他降下旁边的车窗玻璃，湿润清凉的海风裹着咸意迎面吹来。 夜空下，海潮拍打礁石的声音落入耳中，电台里女歌手温柔的哼唱声被卷入空中。所有的情绪都变得安定又沉静。拉起连帽卫衣的兜帽罩在头顶，将音响调至最大。林和熙推开车门走下去。整个观景区只停有他们这一辆车，车头朝外，车尾朝里，倒停在坝上的停车区。 后备箱是被人打开的状态。林和西从车头绕到车尾，看见油虫曲起一条长腿，神色有几分懒散的坐在后备箱前，手臂随意搭在膝盖上，指尖拎着一罐已经被打开的啤酒。他踩着前方大下的海浪声走上前，在油虫身旁坐了下来，借着洒落在海面的浅淡月光，朝夜色中起伏涌动的海潮望过去。 尤虫侧头瞥他一眼，单手拎过放在身旁的外套丢给他：“这是车里多出来的外套，晚上温度比较低，穿上。”林和熙丝毫不和他客气，将外套敞开穿在卫衣外，怀里又是微微一沉。尤虫丢来一罐啤酒，林和熙将他在掌心内放平，扯开顶部的拉环：“为什么不把我叫醒啊？” 尤崇扬了扬眉。你睡得很沉。林和熙没有再说什么，仰头喝了一口酒。微凉的液体滚入喉咙间，淡淡的酒味从齿间蔓延开来。月光下，远方推涌而至的潮汐高高掀卷落下，湿润的海风贴着脸颊和鼻尖轻轻擦过。车内的电台开始切割。 深情而悠缓的陌生前奏滚过，男歌手低沉沙哑的磁性嗓音从风里传来。林和熙轻轻扬起脸，闭上眼眸问：“这是什么歌啊？”牛虫低声道：“不知道。”林和熙睁开眼睛，忘记自己还坐在后备箱前，握着手中的啤酒，直直站起来。牛虫眼疾手快，抬手抵住后备箱顶部。 林和西的头撞入他的掌心内，手中的啤酒受到强烈的震荡，从罐口洒落出来。酒味弥漫在空气中，萦绕在鼻尖。林和西俯身越过油虫，把那罐酒摆回后备箱内平坦的位置。后退起身时，头顶第二次撞在油虫没有伸回的手心里。他悻悻垂眸，猝不及防地落入油虫那双似笑非笑的漆黑眼眸深处。 林和熙怔在原地，油虫的手贴在他头顶，将他的脑袋往下压了压。林和熙心不在焉，顺着他的力道往下跌了低头，嘴唇抵着油虫微凉的笔尖轻轻蹭过。他骤然回神，下意识的去看油虫的眼睛，对方眼中已经没有任何笑意，黝黑的瞳孔深邃而沉远，而在瞳孔的深处。 糖果情绪的浪潮无声无息的翻涌，无比的似曾相识，就像是，就像是他见到的月光下的潮汐，令人心驰神往。林和熙眼眸清垂，背脊微微弓起，双手不自觉攀上他的肩头，犹如被风里的歌声和酒香蛊惑般，低头朝他的嘴唇贴过去。尤冲没有动。 林和熙离他的嘴唇越来越近，脸侧翻卷的海风忽而息止，歌里的尾调翻越过高潮，渐渐降下来，鼻尖的酒香已经淡到似有若无。林和熙伏在他肩头的双手微微一紧，理智逐渐回笼，他偏开了头，与油虫近在咫尺的嘴唇堪堪错开，想要从他面前退开。 油虫的手掌紧紧抵上他的后脑勺，带着些许不容拒绝的味道。林和熙怔怔地看他，对方的眼眸很黑很暗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附在他脑后的那只手却轻轻一扯，卫衣兜帽从脸侧落了下来。油虫坐在后备箱前，一只手握着那罐啤酒，另一只手摁下他的脸，抬头吻住了他。许多年以后。 林和熙仍旧记得很清楚，这天夜里，月光下的海浪声很响，有虫掌心里的温度很高，对方的纹理带着海风和酒的味道，而嗓音低哑的男歌手在唱。车看海，天亮了就。 重来，把心藏起来，把梦藏起来，把你藏起来，把爱藏起来，把笑容藏起来，把泪藏起来，说。 从海边回来以后睡得太晚，第二天早上的课林和熙果然迟到了。教室里在上大班专业课，林和熙从后门悄无声息的进去，在角落里随意找了个空位坐下。温柔优雅的女老师在讲台上语调平稳的讲授专业理论，台下学生已经睡倒大片。往常这位老师的课林和熙向来也都是直接睡过去的，唯有此事不同。 那位老师温婉柔和的声音落入耳中，他却没有丝毫睡意，反而手底下巴坐在课桌前，开始长时间的走神。他眼眸低垂，面上微微放空，也不知道想到什么，喉结上下一滚，甚至无意识的探出舌尖，轻轻舔了舔自己的嘴唇。林和熙还在想昨天晚上的那个吻，准确来说，应该是他无时无刻不在想。 昨天晚上那个意外到来的吻。早晨起床上课迟到，除了有油虫在梦里迟迟不肯走的原因，还有他额外花了点时间来洗内裤的原因。显然，诧异、震惊于那个吻的人，不仅仅只有林和熙自己，还有当时处于主动方的油虫。说是酒意上头而做出的冲动行为，这样的理由实在站不住脚跟。 收拾东西准备返程时，林和熙起身去丢垃圾，才注意到油虫那罐酒与自己这罐酒的重量相当。大约是考虑到要开车和酒精在体内代谢的时长，油虫也没有多喝。